嗯，叶修随便应了一声。他现在没有功夫理会魏琛。就算眼前面对的都是些普通玩家，但这些普通玩家是无所畏惧的，面对袜子大礼包都特别的勇猛。叶修也得小心应付。他倒是也想过把袜子转移一下，但是一看眼下自己的搭档包子，叶修顿时就删除了这种念头。 袜子还是自己背着最好。连叶修在这样的处境下都显得有些艰难，所以在单人的排行榜上成绩偏低也就不稀奇了。袜子总共就二十双，哪怕特别平均的分配成一人一双，也有三十人是无所畏惧的光鞋党。团队的话，算的是总成绩，五人之间配合碾转回旋的余地很大，可单人这边。 背包里一堆袜子的人，可能就只能靠自己了。这样一旦被围被杀，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立即付诸东流了。由此可知，奋战在单人图里的唐柔、武晨、莫凡三人，此时也挺不轻松的。他们的实力确实高出普通玩家一大截，于是，在有了出奇的积累后，此时一个个都像叶修一样，成了袜子大礼包。 走到哪里都被玩家喊打。魏琛观摩了一圈，发现他们这几位都是一般的狼狈，完全不去理会个人作战的客观环境，哈哈大笑。 <laughs> 可得保护好了啊！这要在最后关头被人给爆了，一下子就被逆转了呢。魏琛说着，这是他凭经验和直觉做出的判断，却一下子抓到了做这活动的要点。 在系统及时刷新袜子所有者，而且铁定有大半的人没有袜子的大背景下，从一开始就出尽全力拼抢袜子，绝对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出头鸟顶峰飞行还要一飞冲天，太艰难了。结果魏琛话音方落，就听唐柔啊腰了一声：“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魏琛连忙冲过去围观，一看之后。 深表同情和遗憾。 <tsk> 哎呀，你看看，不小心被爆了吧？要低调啊！强有六双袜子的韩烟柔被击杀了，这多少也和唐柔的性子有关。她的性格可不喜欢东躲西藏，所以绝大多数被人找上的时候都是战，连番的血战，唐柔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角色毫发无伤。结果在又击杀了数人正在恢复的时候。 遭到偷袭，慌乱之中，唐柔应对也出现了失误，随后就被接连杀到的数人给联手击杀了。再然后，唐柔通过灵魂视角看着那帮人哄抢着自己倒下时爆出的袜子，无奈的选择了复活。哎呀，好可惜！魏晨连连摇头叹息着，跟着又转去莫凡那边扫了几眼。 对这个冷漠的家伙，魏琛向来不感冒，所以之前也没多看。这番扫了几眼，发现这小子倒是挺从容的，背包里装着七双袜子，依然在地图上四下搜寻着新目标。对于碰上的对手，都能迅速摆脱。手艺人呐，看了一会儿后，魏琛也忍不住感慨了一下：这不愧是拾荒出身呐。 搞这任务简直太专业了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，如鱼得水。看罢莫凡，魏晨又再看了一次武晨那边，瞅没几眼，顿时愣住。完了，朝武晨一条大拇指，由衷的感慨：“兄弟，够果断。”武晨所在这图二十双袜子已经全部刷新，方才魏琛看时，玩家失去十五双。 其中武臣的小枪独得六双，正在成为那些无袜党疯狂追打的对象。但是魏琛这转了一圈再来看屏幕上方的活动指引面板，袜子的即时统计中，已被玩家拾取的袜子竟然不增反减，成为十一双了。再看武臣的小枪，拥有的袜子居然变成了只有两双。魏琛一愣神儿。 顿时明白，可能自己刚才的话给了这家伙启示，于是他主动扔掉了四双袜子，于是，在一堆袜子的拥有者中，顿时变得一点也不显眼。再凭他强大的实力，又有谁会如此不智，专挑他来抢的？以退为进，真有两下子。魏琛赞道：“吴晨当然不是对拥有两双袜子就心满意足。” 他是暂时让自己摆脱大礼包的尴尬位置，后发制人，能把已经到手的袜子就这样放弃掉，还是比较有魄力的。喂，你看看人家，你学着点儿。魏晨欣赏武晨的做法，转过来就数落起叶修了，但再转过来一看，也是惊讶：“哎呦，你反应也挺快的嘛，居然也先丢掉了。”嗯，孺子可教啊。 叶修这边做的更彻底，已到手的十双袜子干脆是全扔掉了。现在队伍一双都没有，全图上被拾取的袜子一共就两双，进度之慢，看得魏琛都快哭了。这家伙不赶着继续他们的活动，继续游走，这次转到包子那边看了一眼后，顿时惊叫：“我靠！你好卑鄙啊！”包子入侵潜伏在雪堆中，视角死锁一处。 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人，有的只是一地的袜子，十双袜子。叶修也放弃了十双袜子不假，但却又派了包子在一旁看护着。魏琛这声 “baby” 说的不是包子，说的是叶修。他料到肯定是叶修这样着手安排的。包子，你不能这样只盯着袜子啊，注意四周的动静。魏琛提醒包子。 老大让我就这样盯着，包子纹丝不动。叶修这边也出声表示肯定：“干得漂亮，包子！”那是当然，包子得意。正这时，包子视角中出现数人身影，从风雪中而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哎，有人来了，快转移！魏晨连忙提醒包子：“这货难道坐着睡着，还一动不动的保持视角？” 结果包子还真就不动。喂，魏晨推了包子一下，别捣乱！包子回头严肃的批评了魏晨一句：“人都快过来了，你还发什么呆呀？”魏晨叫道：“喂，你真多事啊！带你队去。”叶修这边开口了，几句话的功夫，那队人已经走到附近，猛然发现前边这一堆袜子，明显个个喜出望外。 角色飞一般的就奔了过来。包子继续不动，眼睁睁的看着这伙人把十双袜子一网打尽，一边还在议论纷纷：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同归于尽了吧？”显然是，哈，便宜我们了，好爽啊！接连的拾取，系统公告不断。捡完袜子，一顿人立刻准备离开。包子终于在这时动了。 保持着相当的距离，缓缓的跟了上去。魏晨愣了愣后，这才完全明白叶修的意图。武晨只是先放弃已到手的袜子，而叶修呢，一开始魏晨以为他是先把袜子丢出来，再在一旁守着，现在才知道，不只是守着，这家伙还有意让别人来背雷，然后再派包子这样在后面一直盯着。 必要的时候，一个黄雀在后，所有袜子可不就一次性全收了吗？比起武臣，叶修这样的做法更具主动性。无耻、卑鄙、没下限！魏琛冲过来说：“叶修，你闭嘴！”叶修无视。随后事态的发展当然如叶修所想那样，那对拾了十双袜子的小队顿时成了众矢之的。 到处被人追着打，袜子的所有权几经辗转，无论落到哪一队的手中，他们的附近包子入侵始终阴魂不散的跟随左右。而叶修呢，四处出击，一双一双的搜刮着袜子，再然后这些袜子总会特别神奇的出现在某队附近的地方，于是他们手中的袜子越来越多。地图二十双袜子已经全部刷出。 十九双被人拾取，其中该队拥有袜子达十六双，引得其他小队各种嚎叫，疯了般的到处搜寻着这小队玩家的所在。这小队玩家也怕呀，自己居然抢到了十六双袜子，真是不佩服自己都不行。眼看还有一双被拾取后就可以倒计时准备结束了。黎明前的黑暗总是特别难熬。 好容易坚持到现在，绝对不能最后关头被爆出去，赌就要赌这一回了。小队五人聚在一起，郑重其事的商量过后，十六双袜子统一交给了其中一人，而后分散离去。执行交易，角色是会有动作的，这是叶修要求包子一定要看清楚的。包子没有辜负叶修的期待，藏在附近的他将这看得清清楚楚。 五人分散后要跟这个哪个？这实在不需要什么指示。包子盯好背包中有十六双袜子的那位，把情况反映给了叶修。啊，他们这样弄了，那倒是省事了。你动手吧。蛰伏了很久的包子终于爆发，从雪地时猛然冲出，在飞扬的雪花中急速冲向了袜子大礼包，坚决果断。 那玩家怕是完全没想到，一直好运的他们在最后关头居然一下子就备孕了。刚刚分散这么一会儿，他居然就已经被人遇到。他有没有发出求救的消息？包子不知道，包子只知道这个对手实在很好对付，很轻松的就将他给击杀了。潮水般的系统公告涌出，包子入侵的名字一排一排的狂往上刷着。 原本的那个众矢之地不见了，取代他的是一支拾取了十九双袜子的小队。那个在一开始成绩就遥遥领先，后来失手，在之后一直特别不走运的，没有遇到过大礼包，导致只拥有三双袜子的君莫笑小队，居然在最后关头鸿运当头，一下子把大礼包给抢到手了。最后一双袜子都先不要拾取。 有人在地图的公众频道里呐喊了起来，率先回应他的是来自君莫笑的一条，呵呵。跟着，叶修一边点起了一根烟，一点移动鼠标，把君莫笑身边地上的那双袜子拾了起来。系统公告：玩家君莫笑失去第二十双袜子，一百二十秒内无变化，本次活动结束。